锵锵三人行，哎，上集刚才家辉说我说话太多了，现在交给你说。我 <laughs> 有这样说吗？ <laughs> 对对 <laughs> 对，真的吗？你负责今天赞美佑廷的任务交给你了。完了。没有，我只是看佑廷进来哈，我说突然想起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没看到你的腿。那表那表现，见鬼了！表示冬天终于来了，但确实三年来第一次看到他的肩。 以前偷看过， <laughs> 现在是直接看，直接看。不是，你们俩一个像从赤道来的，一个像从北极来的，是 <laughs> 好冷哦，南方人嘛。没有，我已经换季了，这是我换季以后的。哎，我是长袖了耶，长裤。照着哪个季换的？算 <laughs> 换冬季是吧？对，换冬季了。那你昨天是什么季？上一次应该还处处于秋夏夏秋之间，我现在已经换冬季了。没有，因为我我刚看到佑婷走进来，本来肩膀还好好的。 在坐下来的时候，慢动作嘛，慢慢走过来，就一拉，就拉下来， <laughs> 也应该，应该，因为有有灯光嘛。 <laughs> 那灯光很没有，上次上次文涛交代说，Joey 你可以不要露下面，可以露露上面。我说露一露， <laughs> 哎，我也只能到这， <laughs> 没有办法太多，就这样而已。台湾女人真是哈，特贴心，我觉得是吧？哎，呃，咱们说说这个我跟佑婷共同的爱好，对吧？我们俩特别喜欢一块看电影，没有没有，我们俩特别喜欢看电影，啊，就是前一阵儿有一个超体。 完了之后，我们就穷聊了一顿。但是最近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呃，都发来就说什么，说看完了这个《星际穿越》，这个超体啊，就显得有点嬉皮笑脸了。嗯，我觉得说的 <laughs> 挺挺挺有意思，就是，哎，这《星际穿越》绝对震撼。我的评语就是绝对震撼。虽然那一样都是科学幻想，是，但是家辉，你你的影评人，哎，我先公布一条纪律啊。 不能剧透，要不然咱们很难生存下去， <laughs> 要不很难。就我们要谈它，但不能剧透，因为大陆还有很多观众等着渴望看，是吧？对我现在跟哪个朋友打电话，我要多说两句，他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laughs> 不不让我说。其实它结局没有太那个嘛，没有太难猜嘛。我觉得结局，呃，基本上还是 Hollywood 那那一套。 倒是他整个过程里面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都是我们在很多媒体网络都看到嘛。因为很多人说看不懂，我有个朋友啊带小孩去看，那小那小男生大概九岁吧，哈，然后呢看完出来呢把他爸气的要死。 因为他不断问他爸爸黑洞的概念，那 <laughs> 父亲说啊是这样的黑洞就是那个洞啊很黑，太空很黑你知道吗？儿子说知道知道，那很黑里面呢有个洞， <laughs> 那洞里面也很黑的。那那那个小孩不要那虫洞是什么有虫吗什么？问了半天他老爸几乎一巴掌打过去，这灰头土脸。我听说那个网上听说有男女朋友还这样分手了，女的瞧不起男生看不懂。 那也女的也看不懂，因为女的更看不懂。对啊，在问男生，不能跟他讲。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女生朋友是真的，她就看懂了，她大概大概理解导演的手法。可是旁边男生就是真的不停的问，为什么？ <laughs> 怎么会是他自己弄的呢？那个鬼是怎么呢？怎么呢？就是一直问那个后面那个五次元的问题。以后女的就觉得，她就跟我讲说。 我真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孩子以后会变笨。 <laughs> 他说我不能生笨的孩子，整个是瞧不起对方， <laughs> 这样不行。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出息的男的，我觉得总得是对这个宇宙要有点了解，有有点好奇。这过去司马迁讲叫叫穷什么天人之际啊？哎，你就是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遭，你对咱们这个星空，温总理的教育就是仰望星空啊。 你没有好奇，女孩是不是一般不好奇这种事儿？还蛮，我不是说不好奇，但是我相信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很广大。就是说，如像有人以前问我，说你像不像 UFO 啊？你叫 UFO 吧，就外星人 UFO。对 UFO，我相信的，我相信这件事情，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总觉得宇宙太广大到我们。 不可以，就是现在就断定有没有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总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存在的。而且有时候你，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本来我有一件事儿，从完全的不相信，现在有点到半信半疑。这件事说出来啊，真是奇妙无比。就是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个锵锵三人行啊？有无数个锵锵三人行在同时进行，但是平行时空的，但是微有不同，每一个都差一点。 比如说这个，我往右停看了一眼，这就是咱们这个宇宙的锵锵三人行，咱们就这样过下去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个时空，我们所不能感知的另一个时空，同样是我，这个时候是往家辉这儿看了一眼，于是按照他的节奏也进行下去了。而无数个这样的宇宙同时真的存在，平行平行时空。 我刚刚讲的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时事直通车很厉害，就是什么四台同播，美洲台、欧洲台、中文台、资讯台，欢迎收看时事直通车。你是四个宇宙，你同时直播，锵锵三人行，你是宇宙同时观看。很有慧根呐，他很有慧根呐，你知道你很有慧根呐。这个我听过这个高僧啊讲经啊， <laughs> 就是他就讲啊，这个呃物理学家所说的这种很多平行宇宙啊。 他认为就是佛教里讲的不同的佛世界，或者说，呃，比如说他说这个天堂、地狱这些东西在哪儿呢？他们就往往拿电视台举例子，就说你很难理解吗？但是好比说你看凤凰卫视中文台，啪，你摁一个，它就在这个频道，就是这个时空，啪，又摁一个，又是一个世界，同时都存在。 没有，可是我也听过类似的哈，高僧大德在讲讲这个比喻，那讲到最后呢，其实关键在于说，当你得到之后哈，没有，他说当你修修修行修行到某个境界，你就明白了，平行时空好像电视频道啊同时进行，可是当你到了悟道正道的时候呢，你才发现这是那四个字嘛，五个字还是四个字，如梦幻泡影。 嗯，不管你有多少的平行时空，有多少个电视频道，原来根本都不存在，是空的，空的，然后里面的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因为不是有人问佛吗？说佛啊，哎呀，我要修行那么久，太累了，太太累了，也太久了吧哈？那佛就说，放心好了，当你修行到某个境界，你回头看，你所说的经过什么八万七千五百多少的个劫。 那个原来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哈，一下就，然后你再修行到一个地步，你才更发现你根本什么都没修行过，因为你根本不是佛，因为你根本都没有了，没有你，你干嘛修什么佛呢？那所以说我们那个。 不用太烦恼，我只关注那个有那么多的《锵锵三人行》哈，有没有多一点的节目费？ <laughs> 到那宇宙要去？对对对，先留呀，留在那边的银行。对 <laughs> 对对。 <laughs> 挺有趣的，不过这这个呃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不只是其实很好一个电影。 你不觉得引起了大家对于科学的想法？这真是电影光是成功。先不要说你是不是理解，但起码你开始有疑问，这也是好事。小朋友要懂，要问爸爸妈妈就要搞懂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的。它起码引起大家的一个科学热。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人性在里面的探讨，包括为什么你愿意上太空等等。我觉得这个导演点出了，包括他在这个蝙蝠侠里面一样，他很爱用这种人性的恶。 去变成就的好，你会不会觉得他其实当初到最后，发现点出来，他用他其实是用你的自私来鼓励你成就大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导演这个导演的一贯风格。他在当那时候不是蝙蝠侠的时候，也是两两艘船问你说，我一边是一个好人，一边是坏人，你要不要把好人炸掉？那我把坏人炸死，让好人去选择，对？你把坏人炸死，我小丑就不就不就不就不做坏事等等。所以就我意思是说，他常用人性的恶。 发觉说他其实可以成就大爱的好，那我觉得这。又又听，我觉得你刚讲了一个关键关键词哈，因为有善有恶，有大爱有也有大恶哈。那你刚讲了两个字选择，OK，我觉得不仅在这个导演啊，在很多会让我们感觉很深刻、很震撼的电影里面，其实就把观众引到一个位置，你面对，你要怎么样选？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哈。 你面对这样子啊，你要怎么选择？你是什么样的选择，就成就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我觉得那那才是那个最动人，也让观众啊感觉非常焦虑的。因为万一你到这样，你要不要上去？要不要上太空？或者说上了太空，你要自己活，还是要回家？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动人的，不管电影也好，小说也好，甚至平常交朋友啊，往往也是。对啊。你爱不爱我？你说，你选。 你到底要大婆还是小三？ <laughs> 那很难的，这很难的，他 <laughs> 就是 <laughs> 选的？你看都穿成这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来看看这个一些网上现在到处，呃，咱们看的是什么？就是给将要看这个电影的朋友啊，他普及一些知识。是，你看现在就是现在网上扒下来的，这个电影里边做的这个黑洞啊，据说特别像，是三十个人用数千台计算机一年做出来的。 电影史上最准确的黑洞模型，好家伙，原来黑洞。他们请了一个那个科学家当他的顾问。对，你再看下边，然后哎，虫洞的模型，虫洞哎，虫洞的这个科幻意义呃，但是就是说啊，从天文学角度来说，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虫洞这个存在。然后你再看这个所谓时间膨胀的这个概念，相对论里边的一个概念啊。 时间膨胀了，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休眠啊，宇宙旅行、航行啊，导导导导致你到时候老了怎么办呢？就靠睡啊， <laughs> 来换，然后这个引力、潮汐力啊再换，这是这个几维空间的这种这种推测。你看，物理学家推测宇宙中或许存在十一维空间。再看。 这就是他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个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拉萨路计划，这是他的这个航航天器啊，叫时空旅行的航天器。再看，啊，墨菲定律，什么叫墨菲定律呢？就是说啊，所有的事儿都会发生，是吧？什么什么还还有好有有有大概也有点是说呃，反正最糟糕的事情总在最糟糕的时候来发生。对对对，然后再再再看啊。 这就是你看如何制造一个黑洞，就说黑洞。其实这个电影真是科普。你再看下边，虫啊，这所谓的虫洞啊，这是科普。我蛮没出息的，其实我对 <laughs> 这个都没有太关心。什么拉萨路，我对拉萨税好像还比较关注。可是因为里面的人跟人的感情嘛，就像我刚说，我看到的还是选择的问题，对不对？每个人都是选择嘛，不管是妇女。 还是他们每个不同的呃呃人物都要选择，我觉得这让我最动人。当然，它是放在一个特别看那大荧幕哈，那种震撼感，视觉的震撼感很好。唯一不好是因为它三个钟头的电影，那什么意思呢？经常有人要上起来上厕所。这里你看到入迷的时候，突然有人一个身影。 <laughs> 散过， <laughs> 然后去完了又扯散灰了。哎，这是什么黑洞啊？ <laughs> 黑洞！我我以为是鬼了。你他妈整场电影三个钟头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你看你，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是这个友情啊，有感情啊。就你们注意的还是电影当中的人情是吧？人的选择。我你像就跟小男孩一样，我完全看到的就是我从小以来对宇宙的兴趣。你是看 IMAX 吗？就是最大的那个。对对对，看最大的。我跟你我跟你说。 我给你讲一个，又听，哪怕你不对科学，你你不感兴趣，有一个我可以准确的给你描述，就世界物理学现在已经发现到这么奇怪的事情，就是所谓著名的双狭缝实验。嗯。一个一个镭射一个激光发射很微弱，就是微弱到一次只能发射一个光子，然后这张纸上切两条缝。对。这儿设一个高速摄像机，这个光子会打到这个板上，然后就会拍到哈，但是。 按按说，这个光子啊，只能通过一个缝儿吧？嗯。一个人只能通过一个缝儿吧？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吧？但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么算的话，每次一个缝通过，每次一个缝通过，最后在这个底板上应该出现两条直线，两条亮的直线，对吗？但是恰恰不是这样，拍下来的呢是一个波。于于于是只能做出一个推论，就是这个光子啊，同时走了两个缝儿。 嗯，同时通过，科学家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想看看它怎么会同时通过呢？它不是发射一个光子，就只能过一个吗？于是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在这两边，这两个侧边，光子通过这两个侧边，放上两台摄像机，对，你一开机，这个现象没有了，为什么？你一观测，它就老实了。 你们是眼睛的视觉的问题。对对，只要是人，反正你最后能知道，就是现在这物理学到最顶儿上哈，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观测影响了结果。很多就像哎，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你可能就会知道。比如说我有一种迷信，我不想去体检，因为我总迷信呢，我的病是检查出来的，一检查就有了。 没检查，我迷信就没有。墨菲定律， <laughs> 你你什么？你这是这是著名的双狭缝实验，你说这个神奇吗？怎么解释？ 对不起，我刚睡着了。我我很怕听这些科学理论的，我这通常听到第三秒就睡着。我不所以幸亏她是女儿，对吧？要是儿子也找不到女朋友。 <laughs> 那我不怕丢脸的说，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哈，我从来是文科，可是我读心理系是属于理工科的，一定要修物理、化学、嗯呃生物学哈，生物学还可以。那物理学呢，我考了三次都不过。 啊，OK，都不及格还是我学长替我作弊来帮我都过不了。后来最后不是三修不过要退学了吗？你第三次考不过要要退学了。后来我怎么过的？我就那个送我教授一本书，哈，因为我大学二年级出了书，我写的书啦，但是送给他，然后他一看到哇，这个才子啊，然后把我找去他的 office 跟他聊聊了半天。 才说啊，补考补考了，那随便给我一加一等于多少？ <laughs> 反正这辈子也当不了物理学家，他想， <laughs> 所以所以，所以我刚一边听我就觉得，快点讲吧， <laughs> 快点讲吧。香港人，对对对，香港人这典型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家辉就是很人事的，是吧？他关心的都是这个，他他就是人。 人这个这是世世界的对这个事情，你讲二人转转二人转，这样让我听得非常入迷啊，非常精彩。但是我问你，你们就能活下去吗？ <laughs> 我怎么能？ <laughs> 哎，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从我懂事起到今天，嗯，很占据我很大的精力，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事业不成功啊？都是因为我每天得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琢磨这件事儿。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宇宙有没有边儿？这个问题你们难道不折磨你们吗？ 那就活成你这个样子啊！ <laughs> 那那你小徐要来 <laughs> 对，那你小徐要要来看看股票 <laughs> 那个走向不是完全对股票，或者看看文学嘛，看文学没有了这些事情我们特别不重要吗？重要，特别男生嘛，从小看，可能因为我们受 Woody Allen 啊，伍迪艾伦的影响嘛，电影啊，他 Woody Allen 的电影很多都有这种片段，他从小也是宇宙有没有边，有没有 UFO。 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可是每次一想到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崩溃了。那么你活着干嘛？活着是为了什么？随时可能下一秒钟就死，随时我们被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取代等等，是不能想的。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明知道有 UFO，不愿意公开承认。为什么？你要承认它了，我们人类文明经过一千两千年出来的东西。 价值观、整个生活的安排，全部 collapse，全全部崩溃了。嗯，因为当你有 U F O 的时候，你想一下，那边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自由，能不能投票，有没有其他要不要上学，要不要读大学等等。但相对的，我们整个现有的秩序完全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肯定要重新来过。所以我更相信 U F O 存在，因为政府，因为这个是当它公布以后，社会秩序将会垮台，他就没有办法控，就每个政府都没办法。 继续管理他的这个社会，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个列为最高的一个级别。他存在不存在，他也得解决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有没有边儿？ <laughs> 你知道吗？你觉得他会有边吗？哎，他，我我哎，我一想这个只，我觉得只要这个问题啊，决定了一切。这个世界有破绽，它有点神的。为什么？你想啊，所有的物理学家，我很想跟他们交谈，说有没有边儿？哎，边外头是什么？对吧？尽管爱因斯坦说了，说是这个无边有界，说可能是个圆呢。 可能是在循环呢，就像有的物理学家就是讲啊，说你看你本来这个二维空间嘛，对，然后我怎么样是一转，这你不就形成一个环，它就是无尽的了吗？但是我仍然要问他，这个无尽的外面，什么容这个无尽的外面呢？你知道吗？这你看它这个边儿的概念呢，就使得我相信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想法。 你知道吗？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在全宇宙当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东西能让我明白宇宙可以没有边儿，是什么？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这个大脑。你看，你不会觉得思想没边儿，你不能理解；思想没边儿，你能理解，对吧？那么也许，整个的宇宙本质上就像说的，解剖到极微观的结构啊，它的实体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会不会就类似于？ 文涛，你说“想法”这个字很好，可是除了可能是我们一个想法，可能是神的想法，对，就是，所以很多科学家研究到最后，就只能相信有神。那可能我们存在都是神的一个想法。当然，假如从佛家的角度，这个叫无名嘛。无名。当你修到一个境界，那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唯心嘛，万法唯心嘛。对。但是我似乎只有心能无尽。 只要你说是实体的、物理的，我觉得哪个科学家你来给我讲讲，我都不能相信你说的，因为不管你说有多少个宇宙承载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这个空间比他们更大的这个空间有边吗？没边儿怎么想象？这样想是不是很二维啊？就是说你总觉得东西要有个有个立体的存在，可是现在不是告诉你说它它的空间也不是我们想象像个盒子般的空间，就是不是就算它多大。 但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盒子外观，它是以很多空间的一个重叠，就像我们现在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方方的棚里面，但这个棚外面就像如果我们看电影，对不对？它是有很多空间的一个重叠的，所以不是我们的那个概念。所以你再用这个概念去想，你就把你自己折腾死了。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边，我可能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一定告诉你说没有啊， <laughs> 它没有啊，它怎么会有呢？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个答案就一就不会有边。 没边怎么能想象没边呢？没边儿，它就是没边延伸。你怎么会觉得它有边呢？对我，我想我想学的九大行星，它从来不会画一个。老师给我的九大行星图就只有太阳，然后九大行星，但我不会看到这个黑色旁边除了课本的边， <laughs> 我没，它不会画一个框框给你说这是银河系，对吧？对。 没有，它永远都是边这个概念就是人类的概念，对呀，这是我们画数学算出来的一个。我们假设什么都有个边呢，也是人类的。可是事实上发射出一个出去，咱就操，永远吗？碰不到头是吧？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laughs> 只要我们冲了过去，接接触得了，一去不回是吧？是是不是电影是一去不回啊？不是，可能回。 它可能是个循环，就是可能你往前走，也是在往回走，你找不到，你找不到那个空间的结果，你找不，你是一去不回的。哎，你看，很多人家外国人就出这种头脑，对吧？你看香港，整天就是这赚钱。 <laughs> 我不能代表香港， <laughs> 我没这资格 <laughs> 代表香港人。不是我们那个，我们我更好奇是那些人躺着睡觉会不会做梦。 我觉得对于文学联想那一块，我更感兴趣。对，宇宙也可能是个梦。对啊，那那是庄子。